在一个礼拜，我们就要过年啊！我看你们已经收拾书包，好过年了。每一年过年呢，我们都会在有意无意的当中跟着大家走。这个大家很可能你是你的阿公阿妈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以前他们怎么做，你现在也跟着怎么做。那你会在有意无意的当中呢？你会买。 大家在卖，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在买的东西，你平时都不会这样做的。然后你也会跟着大家呢，在新年的期间做大家都会做的事情。那你会拜年，你会分红包拿红包啊，过年高兴吗、啊，小孩子最高兴，因那欢喜给你，大人欢乐无钱呀。 囡仔过年啊穿新衫，大人过年听新歌，是吧？那有很多的风俗传统，有很多人喜欢在过年的时候贴个对联，是吧？但是新加坡不常见，因为新加坡人没有什么墨水。 <laughs> 那有一个人哦，叫做李蒙正。 他是宋朝的一位宰相，那这是差不多一千年前的事情。这个人是九百四十四到一千零十一年的人物，他是个宰相。那他年少的时候呢，家里很穷，很穷。 但是感谢上帝啊，这一个人啊，年少聪明啊，以后中了状元。那这个比我们今天的总统奖学金得主更不得了。总统奖学金呢，一年有分好几个啊，有时甚至五六个。但是中国以前呢，封建朝代的状元哦，是每三年才出一个状元。那中国有多大呢？你要在。 万人啊，不止万人啊，亿人啊，亿 <laughs> 万人当中啊，出人头地中状元，这个不简单啊。不过这个李蒙正哦，当他年轻的时候很穷，他就写了一副对联呢。啊，这副对联很有名的啊，新加坡人一定懂的。上联呢二三四五，下联呢六七八九。 那么横联呢，他写个南北，什么意思呢？那二三四五啊，就是缺衣，没有衣穿呢。六七八九少食，没有的吃啊。那南北是什么呢？没有东西。 啊，这个有意思哦。那我们学语文呢，不论是哪一个语文，你一定要学到啊，能够享受啊。每一个语文都有它不同的学问。那中文是很特别的。那中文哦，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传统，有很多很美好的、合乎圣经的，我们当持守、发扬光大。不过，我们的文化当中也有一些。 渣仔啊，你要小心，也有一些不对的。那有一个有钱人哦，但是他没有文化，他有钱赚到钱，但是没有学问，没有文化，所以他也要学人啊，贴个对联。有钱嘛，还要。 还要面子，让人家知道他也有一些墨水、墨水，所以他就请一个人哦帮他写副对联。啊，这个人就玩板他，他就写了一副对联哦：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然后呢，忠孝仁爱礼义廉，横联呢就南北。 啊，他一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他也会嘛，没有什么文化也会嘛。忠孝仁爱礼义廉，哇，这几个字伟大哦。他拿了就贴上去，人家走过就笑，笑什么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网吧。然后忠孝仁爱礼义廉，如此。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，他无耻。那南北呢？不是东西。那如果你有学问，不要把学问拿来欺压别人，甚至侮辱别人。 啊！如果你有钱，不要拿钱去压死人。那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过年过节，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。不过基督徒，我们要问到底圣经怎么说。所以今早呢，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圣经有一些地方特别点出哦，正月初一这一件事情。 那我们每一年过年，中国人有一句话怎么说？年难过，难过年，年年难过，年年过。我们几十年前就唱一首歌，过年的歌，《王小二过年》，一年不如一年，但是还不是一样每年都过呢。那这个是上年，下年是什么呢？ 这个不大听话嘞，人怕死，怕死人，人人怕死，人人死。你看中文啊，多么有趣啊！你可以配到天衣无缝啊。那哎呀，过年过节讲什么死死死，给他下去了。那我们要回到圣经哦，来思想一下，到底圣经对我们说什么？ 创世纪，圣经的第一本书第六章啊，就记载了一件事情：挪亚跟洪水的事情。那第七章的十一节啊，挪亚跟他的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好久的时间，然后当挪亚六百岁。 二月十七日那一天，大烟的泉源都裂开了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四十昼夜降下大雨，大雨降在地上。那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这一件事情。那有什么关键呢？那接下来哦，第八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六节。 圣经就记载，当挪亚六百零一岁的那一年正月初一日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，这个盖哦，本来要盖得紧紧的嘞，为什么呢？ 大雨降下来，如果没有这个盖的话，雨就进去方舟，方舟就沉下去。啊，当时的船呢没有泵的嘞，没有这个抽水机耶。现在的船都有抽水机，把船里面的水抽出去。但是上帝叫挪亚造这座方舟的时候，也告诉他怎么设计，所以上面呢有一个盖盖住，雨水不会进去方舟里面。 但是雨停了，地上开始干了。挪亚在正月初一就撤去方舟的盖，就看见了地面上干了。以后呢，都干了，就可以出方舟。 那当我们过年的时候啊，正月初一啊，这首歌啊，应该按照这一段圣经来唱。正月初一头一天，诺亚扯起方舟盖，看见地上都干了，可以出方舟。 <laughs> 这样你就明白过来哦。诶，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呢？我相信你们坐过游轮啊，大 cruise 去玩，好玩吗？ 好玩哦，有吃有喝，还可以看种种的表演啊。有些人还去赌赌一赌啊。那如果你说，哎，游轮很好玩，你去那边三个月好吗？我看哦，五天呢你就受不了，给我啊两天我就受不了。这么豪华可以吃喝享受的游轮。 啊，时间一久啊，就不得了了。那你想哦，诺亚的方舟不是 Star Cruiser，一点都不享受的哦。而且方舟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除了他一家八口之外哦，哇，这些啊动物啊，全部在方舟里面，而且方舟的盖盖住。有一次啊。 我在 BSA 港务局那边，我就闻到哦一股啊很臭很臭的气味呢。这个臭不简单呢，不是一点呢，臭的不得了，我就奇怪为什么这样臭，举目望过去就看到一艘船哦，然后就听见了咩咩那只船呢载了满满的羊来啊。 那你知道他从澳洲坐船来到新加坡多久啊？好几个星期哦，那个尿啊、粪便啊，臭的不得了。那我就想到啊，挪亚方舟应该好不到哪里去。那么这么长久在方舟里面，当他们在方舟的时候，请问他们得救了吗？挪亚跟他的一家？ 船八口，他们得救吗？得救了，其他人都死了。但是这个环境生活的条件好不好呢？不好，有好多的基督徒哦。毫无疑问，他得救了，他洗礼了，他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。但是他的生命呢，很可能像在方舟里面，他的环境啊是可怕的。 那个气味是臭的，它被限制。感谢上帝，你有一个很美好的应许。正月初一，是你打开方舟的盖。 观看的时候，看见上帝为你预备的大地，你可以出来，地面上干了，可以出方舟了。当我们恭贺人家，恭喜发财，你凭什么恭贺啊？你很本事自己先发给我看，你祝福人家万事如意，哎呀，你你自己呢？ <laughs> 那我们哦。 当然应该祝福别人，但是我凭什么祝福啊？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，啊，这个把握不在我，是在我的主。那这个祝福怎么样应验呢？感谢上帝，上帝说：“新的一年，你打开来看看吧，看看上帝的应许有何等的丰盛，来看看上帝所为你预备的有多美好。”那你出来吧。 你要出来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，你就看见哦，新的一年不只有新的气象，而且有新的恩典。上帝要带领你，他的恩手要牵引你来往前走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一件记载正月初一的。 挪亚出方舟的事情，然后呢？圣经的第二本书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四十章，上帝对摩西这么说：正月初一日，你要立起帐幕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整本出埃及记哦，有四十章，以色列人。 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来到旷野，然后十个灾难，他们以后就出埃及。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，但是这只是哦出埃及记前面几章。以后来到旷野，上帝颁布律法。那其实出埃及记的好长的篇幅，上帝吩咐摩西，你要见会幕。 那很多人呢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一大段，上帝一一的吩咐摩西各样大的东西你要怎么预备怎么做，各样小的细节甚至一条线应该怎么做也告诉摩西，然后吩咐好了这一些，摩西就下山，那上帝对他说正月初一日你就开始来建立起这帐幕。 那这个账目什么意思呢？是我们敬拜的中心。那四十章的第十七节，这一节经文说：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账目就立起来了。那同样的一章里面讲了两次正月初一。首先呢，第一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摩西，正月初一日，你立起帐幕。”摩西用了一年的时间。 然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账目立起来了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想哦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前后有四百年，这四百年有没有敬拜上帝呢？啊，有没有啊？今天有很多外劳啊，在新加坡，他们有没有 off day？啊？ 如果一个星期有一天的 off day 啊，很不错了。有一些一个月才有一个 off day 啊，有一些没有 off 的，做十你就是了。那这个是现在的新加坡了。你想哦，几千年前的埃及，你做奴隶的，你跟老板讲你要 off，你想得美啊！他们每一天做苦工，他们一来。 不知道怎么样敬拜上帝，二来呢根本没有机会敬拜上帝。但是他们做一件事情，他们哀求耶和华，他们只能够在做苦工的当心当中说：“上帝啊，我们好苦啊，救我们！感谢上帝，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。” 就预备摩西，摩西是以一个婴孩的情况降生，四十年在矿啊在王宫里面长大学习，接着四十年在旷野，前后八十年了，然后摩西才去埃及把他们带出来。 所以这个哀哭到看见应许，好长的一段时间。然后摩西带他们出埃及，来到旷野。 这个时候，上帝需要教他们，因为以前呢，不懂叫什么叫做跟随上帝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敬拜上帝。那现在呢，自由了，你们要学习。所以这个情况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一样的。当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生活。 谁控制谁带领呢？你记得以前你还没信耶稣的那个时候，礼拜天早上你干嘛的？我看多数都是睡大觉。那你星期六晚上干嘛的？ 多数做夜鬼不睡觉，然后呢？礼拜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礼拜六晚上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。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哎，奇怪，礼拜六晚上你会提早睡觉，礼拜天早上。 你一早就起来，啊，今早我来看见许多领袖们已经在预备这个聚会，然后弟兄姐妹来，啊，这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那当我们看见同心的侍奉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有主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心中已经建起一个帐幕。 这个是敬拜的中心，所以上帝要摩西在旷野建起一个会幕，以后呢，他们的生活、起居、行动都以这个会幕为中心。以前呢，你的老板教你做什么，那个是重点；以后你要每一天做什么，其实你就受种种的影响，不论是文化，不论是环境，所以以前哦。 你会注意到嘞，什么时候是初一十五，而且这一段时间呢？ 哇，市场上很多卖花的、卖水果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的生活是跟着他的信仰走的。现在你问基督徒今天初几啊？不知道，只有比较特别啊，下个礼拜正月初一，然后你才会知道。因为我们的中心点哦，不是那个了，而是以主为中心，所以这个会幕要建起来，而建这个会幕呢，需要。 时间，所以你当立志，今年正月初一日，我要立起会幕，我要在一年内把圣经好好的读过几遍。我不是讲一遍几遍，啊，星期二查经班，我告诉他们，你敢敢读它三五十遍啊，吓死人！不，你要享受在上帝的话语中那种火热。 然后呢？你要立志，新的一年我要怎么样侍奉？我要怎么样得作装备？那这些都需要时间。那圣经已经给我们看见，你当如此来做。那一年账目就立起来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历代之下。 第二十九章就记载了有一个王西西家，那这个王是一个好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的主大卫一切所行的。那你注意元年正月，开了耶和华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 当他一上位做王，做王的第一年就是元年，那一年的正月初一，他做一件事情，打开耶和华的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的王，坏的王，不遵循耶和华的诫命，这个殿已经很久没有开门了，里面已经不得了了。 所以这个新的王呢，遵循耶和华的王西西家，他在正月初一，他打开耶和华的殿的门，重新修理。然后呢，第二十九章的十七节，我们就看见正月初一日洁净起，初八。 到了耶和华的殿廊，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，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。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好的风俗，就是过年之前呢，你要大扫除啊，还清屯呢，把过去有意无意中的累计的一些。 杂物废物清理，那累积的尘埃打扫干净，然后我们过年过新年，那这个是好的传统跟风俗。那你不止打扫这些你在家里看得到的废物跟尘埃。 你心里面累积的肮脏呢，也得清理啊！过去一年来，可能有意无意的当中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语行为，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，有一些是不对的。 那我们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把它清理，好叫我们得着洁净，以清洁的手、清洁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。那清理哦，是不容易的工作。 你得下决心，而且用上功夫，你才看得到。那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我们总是在新年之前开始，而这个王很特别，他选了正月初一来开始。 然后一路的从大门一直来到殿廊，因为圣殿呢分成三个部分，有外院、内院。他正月初一从外院的大门开始，然后来到初八就来到内院，再用多八天的时间，到正月十六才清理洁净了。 要感谢上帝，你们有一个蛮清洁的地方在敬拜。那我到很多地方讲到，有时一个讲台，讲台下面呢还有上个礼拜的单张，有时不是上个礼拜，我拿一看，二零零三年，我说这些年来你们干嘛的？还有我们很容易堆积杂物，在家里是如此，在礼拜堂也是这样。 我们的心呢，更容易堆积杂物，是时候了，我们下决心把它清理。然后我们看在一段的经文，以斯拉记。 第七章的第九节这么记载：当时以斯拉在巴比伦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。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不容易走的，亚伯拉罕。 带着父亲卡拉、妻子萨拉、智儿罗的，从布尔出来，上帝要带领他到应许之地。那这一条路呢？如果他从布尔往西之之去，其实是耶路撒冷。但是这一个呢，是阿拉伯大沙漠，你过不了，你包死的。他只能够往西北沿着河流一直北上。 然后再顺着东南的方向呢，啊西南的方向下到应许之地。那以斯拉也一样，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这一条路不能直走的，而且很难走，很危险的。一般上哦，根据圣经学者的计算跟研究，至少至少啊半年。 可能还超过半年，但是呢，圣经记载哦，因他上帝施恩的手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，前后用了多少多久呢？四个月。那你读圣经，可能你没有什么感动，因为我们飞来飞去，六个小时就到北京。 对啊，十三个小时你到伦敦，那圣经其实在讲哦，他在走这一条路，一般上最少六个月，但是因为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，才四个月就到了。 <laughs> 那如果你要上出远门，要走很长的路，你有大把时间来决定什么时候走嘛？啊，我知道很多人预备过了年，你就要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但是有多少人决定正月初一我要开始做一件大事？那以斯拉决定哦，正月初一日，他不是想过年，他是想为上帝。 他要做一些大事，七章十节，以斯拉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立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那这一件工作，一定要用很多时间的，所以他已经用了四个月在路上，他一分钟也不浪费，马上就立志。 一方面研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，一方面呢教导众人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十章的十七节啊，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哦外邦女子的人数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当你要教导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原则。 然后你一看，都违背上帝的，你怎么办？十五年前我到菲律宾去，那一边的牧师就问我，他面对一个很困难的，他说：“我的长老啊，多数都是三妻四妾的，你们新加坡的情形如何啊？” 我说感谢上帝，我们这边没有这样的大问题，因为在那一边的华人有钱，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 <laughs> 啊。所以那边有一个很出名、最有钱的人啊，他说他没有什么其他不良嗜好，只是比较喜欢娶老婆而已啊。他有名分的有十二个，没有名分的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你要？ 教导律法，教导圣界的教会当持守的原则，这个是很痛心的。那以斯拉立志去做，感谢上帝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。 查清楚了，解决了这个很难解决的。如果你不去解决，一年又一年，永远解决不了。感谢上帝，他解决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圣经里面这几个重点哦，我们怎么样过年呢？ 这一位神，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不只是在诗歌里面唱唱而已，我们应该来打开心门，领受他的大爱。我们顺着他的旨意，靠着他的大能大力，还有他的大爱，那我们往前走。新的一年，肯定他应许给我们新的气象，但是你要。 打开来，你要打开你的心门。刚才我们一直讲打开心门，但是新的一年呢，你要撤去方舟的盖来看哦，上帝为你所预备的。 大地，那你可以出方舟，那你要立起帐幕，立起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生活和生命，那你要像西西家那样来洁净殿，那我们是圣灵的殿。 我们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你要把它清理好。那我们应该像以斯拉那样启程往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启程朝向圣城，我们一路走就恩上加恩，也利上加利。所以，当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恭祝你们新年蒙恩，恩上。 加恩，那当我们看新的一年，我们也算算过去的年日。生命记十一章十二节，圣经有一句很美好的话。 我时常用这一句话来祝福弟兄姐妹。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做。我们的这一位上帝呢，是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，他从不打盹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他应许看顾你。那你要在他的看顾之下。 走在光明中，走在他的应许之中，享受主耶稣应许的丰盛的生命。那正月初一啊，这首歌我们应该这样唱，我们一起来唱。 正月初一头一天，我们数算主恩典，从岁岁一直到年终，耶和华看顾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天父。 正月初一头一天，坐呀车去方舟街，看见地面上干了，可以出方舟。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荣耀归天父。正月初一头一天，摩西就离去帐墓，遵照上帝的坟。 福存心敬拜主，高声一点嘛！哈利路亚赞美主，要归天父。正月初一头一天，西西家接近自己开了神殿的大门，重新来修理。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天父。正月初一头一天，你是那启程上路，上帝的恩手帮助他到了耶路撒冷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天父啊，很多一点，正月初一头一。 一天，我们数算主恩典，从岁数一直到年终，耶和华看顾你。阿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们站起来，再唱最后一节。正月初一头，我们数算，我们数算主恩典。 从岁数一直到年终，也和我看过你一起来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天父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 但愿上帝你宝贵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使我们认识、相信、敬爱上帝和圣子。我主耶稣基督，愿全能的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所应许的平安、所赐下的福气，从。 正月初一，从岁首到年终，时常与你们同在，降在你们当中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多谢，请坐。